锵锵三人行，刚才还跟扎老师说，咱们一切都要急观众之所急，是吗？哎，我就说啊，这个我我有有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今这个年头啊，事实往哪发展啊？呃，有时候要看媒体啊往哪聊，你也闹不清是谁先谁后。你看哈，最近我就感觉到啊，这个媒体啊。 呃，似乎有一种倾向，因为前一阵儿咱们都在说嘛，婚姻法的这个司法什么解释出来了。是婚姻法，新婚姻法的。离离婚法嘛？哎，是是，有有一波。我我我基本上听到的好像这个规划全是讲离婚的事嘛。徐老师，你这就一语中的，你这就叫急媒体之所急了。我觉得呢，中国最新离婚法一部啊，眼睛最毒的教授。没错，现在有有的媒体哎，就在罗列一些不完全。 证据，哎，好像有点往这儿聊，就是好像就是说啊，有点想让人们形成这么一种推理，就是说，因为这个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导致现在啊，促进了离婚。促进，你看啊。说齐老师怎么提叫什么？你看，肉笑。你看，首先娱乐报道就推波助澜了，说张柏芝离婚后身价暴升，十分钟竟然赚三百万。 <laughs> 当然，主要还不是说这个啊。媒体称，婚姻法新解后，重庆登记结婚减了三成。 教授说，留法女学生都是潘金莲，这不是这个， <laughs> 这不是啊，就是什么啊？武汉房产加名征四分之一百分之四契税，称合乎国家规定法律条文。反正林林总总吧，说的这些个事儿，就是说啊，我们组里小姑娘也说，说她身边有的夫妻，这个婚姻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出来，两口子就离婚了。哎，能是为了这个就离吗？ 说是这玩意儿，就肯定是跟财产有关系，对吧？这婚姻法的诠释我没看原原文，不就是区别就在就就跟子东说的似的，主要是一旦离婚以后，这个财产怎么瓜分的问题，哎，对吧？是男的就还是男的， <laughs> 对瓜分财产。不，因为这个事情到了这一步上，已经把我们这个人类就是生活人生里边最美好的东西啊，爱情已经变成了瓜分完毕。 冷冰冰的一个交易问题。这是错的地方，这是最错的地方。我觉得人要离婚，应该趁还有爱的时候就离，离婚也应该有一份爱。哎呦，看着这，好像那个时候啊，是什么都好说，就是说你怎么说吧，你你你，反正你一起生活过的人。 你不管多长，以前讲一夜夫妻百夜恩啊，不是吧？百日恩，百日恩，徐老师夜的，对 <laughs> 不对？的对原来你你一起，如果你有好几年，如果你有好几年，嗯，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你人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人，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你你真的不应该到了什么瓜分啊，或者是。 对阵啊，战斗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但是啊，也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你说还爱的时候离吧。这个爱呀，他要一翻过来就是恨，就是他那时候还恨。我知道有的时候还恨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弄得你财产上没法弄。这个女方并不是真的说想要你这么多钱，她就是她还爱着你嘛。那么你你你你找了别人，不是想离，不想跟你过了。但是你找了别人了，他这个爱变成恨了。 于是这个时候，他这个恨呢，有可能在财产上，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你，惩罚你。那个时候特别难办，你全得给我，你怎么办？所以就要靠现在的离婚法嘛，是吧？啊，又绕回来了， <laughs> 又绕回这个。对，但是其实这个法律，我我其实觉得我不是不同意哎，我觉得就是说这把这好多事情说明白了，呃，有它的好处，反而好。就在结婚之前，那个如果是。 就是这种，就是就冲着这个男的的房子或者财产去的，你也就挑明了嘛，对吧？你到底这个这个时候，你干脆就婚前就协议好了。既然现在的新的法律让你拿不着他的房子了，你也就干脆等于摆明了，因为男人有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我这个可能说男人不不不不不全是这样了，反正就是这种有钱有地位上了岁数的人。 可能他都有一种幻象，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像我女儿或者像我儿子一样大的人呢，他是看上了我的魅力。 他不是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所以在这层，他可以给自己一个幻象，就是说我们是爱情，你知道吗？透彻了，真的是情，残酷了，这真的太残酷了。不，这个叫你你你要就像张爱玲，她要把你我们觉得张爱玲怎么那么苛刻一个人？她要把人生你打一个黑底子，然后在上面再描一些你什么葱、的、你的意思说那些结婚的，他们有一定年龄差距的，都是一个。 比方说，孙中山觉得宋庆龄爱他，毛泽东觉得江青爱他。这个爱上的当然不是他的衰老的身体呀。自古嫦娥爱少年，我从来觉得这个是一个假象。但是孙中山也不光一个身体啊，的确，这是一个综合的，对对对，综合的，而且他还不是那么老嘛。你比如说，你说邓文迪爱上了默多克，是爱上他的身体，还是爱上他的钱和地位和他所有的这个这个男人的能力？ 对吧？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综合。对嘛？咱得当中医，咱不能让西医的方法去聊嘛。对它，不能它不能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效应，化学反应发生，你不能再分析它的元素各占多少比例。但是绝对，它和它爱上了一个帅哥，一个年轻的，又是很很有能力的，是两回事儿。 你以为他爱上帅哥就是能爱上他什么吗？他可能也只是一个，也是一个假象啊。那帅哥更是假象了。不是假象啊，是很真实的呀。就所以为什么这其实这个古老的时候的种马，这、 <laughs> 是、是、是，男的女的都一样的。就是说，你先是爱上了一个身体，一个美好的身体。如果这个身体碰巧还很聪明，就是他脑子也很。 很不错，那当然就是哇，一下子就全通了啊，这个是最好的， <laughs> 百页都通了。 <laughs> 对，是。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laughs> 基本上就是是分裂的呀，你得面对这个现实，对吧？对。那么这种法律上的，就是说，他就把这个冷冰冰的这一面给你从开始就说清楚，你到底是钱。意思就是说，现在，比方说一个有名的演员爱上了一个老年才俊。 <laughs> 他有十个亿，嗯，意思说现在如果他们结婚了，他那个十个亿怎么也归不到这个女的身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不不是，就咱们现在说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图他那十个亿啊，那你们就说清楚，对，婚前咱就讲清楚，对吧？ 嗯，你要是，那你别别憋着诈骗呢，那不行。对，比如像就连像什么邓文迪这，大家都觉得哦，他那一出手那次，就前不久那一次，还是证明他们俩有爱情的， <laughs> 这也是有点瞎扯了，这这这聊哪儿去了，对吧？但是他们肯定在结婚之前有一个协议。 比如说，在没生孩子，他们俩没生孩子之前，你是拿不到我这么多钱的啊，不能把我钱全拿走。嗯嗯。啊，但是如果一旦生生孩子了或者怎么样，是怎么分？又是一个说法，因为证明你们两个人至少还是过了一段，有什么等等。那你就是在摇头了。对。我跟你说这个。我这老土，我对这个 <laughs> 实在感从从上从理智上都不能接受。嗯。我的信念是这样，很简单，我觉得男女在一起，如果说有没爱。 就没意思，这是我第一。对。第二，什么叫爱呢？爱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人，其实你是吃亏的，但是你以为自己占便宜。我知道这个就叫爱，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这个已经理智那面已经出来了，在你前面那句什么叫其实你是吃亏，这是你后是在旁人看或者你事后啊，但是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比方说你你你碰到了一个人了，嗯，你就觉得惊为天人，你就觉得这全全天下就他最好，所以我才爱他嘛，嗯，其实可能在旁边的人看来，其实其实你也很好，甚至你比他更好，或者这个人有这样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你是看不见的。你你因为你知道爱男女在一起，你有得必有失。最简单的说，你今天跟一个天仙在一起，可是你就放弃了跟别人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你就是失嘛。嗯，但是你爱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你的失的。 这个才叫爱。如果你已经知道说哦，我跟他在一起，我要不跟他在一起，我可以跟什么什么在一起，这么一套，那那一开始就不是爱。哦，那个简直就算计到那份上，简直一般人我认为开始还不是这么算。爱是有独独独占性的。我我听说我听说女的要真决定嫁给谁的时候，是算的很清楚的。不是，甚至爱也是一个分子或者分母，就是说。 他呃，我看到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男的有的时候啊，还处于这个这个火热眼的程度大，比如就这，就他的说法，就爱上对吧？是一个幻就一个幻象，这女的太漂亮了，哎呦，就为了她，就那就娶了她，对吧？男的有这样的说，一般女的真决定要嫁一个男的，对，他是多方面的，爱也是一个很重的砝码了。当然，我爱他，但是呢，他也不能一无所有。甚至你知道，有些女的都都能算到一什么程度啊？就是说。 好，他比我大二三十岁，对，是吧？他还有心脏病。那如果他再过二十年他死了呢？对，我很年轻就守寡，女的都能想到。这是什么？你现在你举这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你举这个的时候就要举一个像你女儿那么大的女的，她算你什么？当然不是算你，她要看你的身体，然后看你的心，对她要看你的心脏和钱的比例。 <laughs> 这完全已经不是爱情了。 <laughs> 你我说的爱情，正常的情况下发生在应该在年龄相近的男女身上发生。在那个时候，男性和女性的表现，他之所以要结婚，要什么，是差不多的。是是是。现在你说的已经是畸形了。为什么现在老是在算？凭什么要就是一结婚的时候要男方要买房子？凭什么？ 一般来说，如果是两个，比如说都是年龄相当、大学毕业，都没挣多少钱的时候，凭什么你要让男的就先得扛这房子呢？哎，当然是两个人要。你说的。现在女孩子都不像你。你现在都是为这些老男人和小女孩儿。对。在配对的时候。你说的。说事儿。你说的话，那些年轻男人们就爱你了，他们都得鼓掌。年的女人就。很不理你了。 <laughs> 没有，小狐媚们，我说你不要说年轻的女的。 <laughs> 正在工作着的女性们，现在为什么我就很讨厌这种什么剩女啊，什么这这种词儿？什么叫其实也有剩男，你知道吗？就是年轻的。 男人被老男人们全部挤掉了，他们也在剩着，只能熬到他们中年的时候才能娶到女孩。就是越是工作的、受过教育的、有尊严、有自尊的，她不会愿意为了一个就我就卖青春，我为了这个这个钱或者地位而去谈我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的人。越在这个整个这种话语在整个五四文化的倒退，现在这个社会完全是倒退，就是说。 别看我们共产党，就是说实话，中国女性天生的对五四文化、共共产党讲男女平权都是很亲近的。就是说这一套东西是下来的，可是到后来我们男女平权到了铁姑娘什么男女什么呃能等半边天的，已经把女的变成男了的时候，他这个钟摆打过了，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我们又往回打，又打过了。问题是中国历史就是钟摆。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看贾老师刚才这气氛就看出来，他本来今天是有备而来， <laughs> 是要来催我的，是要跟你商榷嘛？不是商榷，他就是要来批判，他要批判， <laughs> 大批判。因为不是，就是他，我正好恰巧平常我也不太看电视，恰巧看了他前不久两期节目，谈婚姻法和什么什么你先你么什么让我什么交代交代什么你先让我交代交代我觉得呢这个批判呢非常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自个儿知道 就是长期以来啊，我对这个这个什么啊，女人呐、婚姻呐、爱情啊一些说法，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姐妹们那是深恶痛绝，引起他们对我的这个反感。哎，我也承认我有偏见啊，我有偏见，但是呢，这个世界上。 证件就是由所有的偏见加起来组成的吗？先把它的招牌姿势，先把姿势放特低，让人舍不得脆的，觉得哎呦，不不是，不是，我哎，我还捍卫我的观点呢。我我是说啊，与其让我改变我的偏见，改变我的观点，我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干脆就让一个不同意我的观点在这呃当众公开批判我，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言论？ 自由吗？你只要批判他什么了？没有，但是刚才咱们是说了嘛。没你什么大男子主义，他才不是大男小男人主义， <laughs> 小男人的大男子主义， <laughs> 或者怎么怎么说？反正他有点拧巴哈。但是刚我觉得一交流完了以后，其实我跟他的观点没有我想象的差别那么大。他们呃批判我不满意，对吧？对我的一些观点，尤其我还见到一群姐妹们给我写信，那家伙恨得啊，就是说啊，对，我我都知道。呃，我的意思是说啊，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预设的一个前提，他们主要被我说话这个效果。 所所激怒，对吧？嗯，他没注上我一个预设的前提，我的前提是啊，人生是非常具体的，嗯，呃，没有一个观点说是我能概括女人，我总是说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我总是说有一部分女人是怎么样，你注意到没有？因为人是特别具体的，没错，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小女人、老男人，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见这个说法，我也很讨厌，是，就是说，难道所有的小姑娘找老男人就不是爱情？ 就可就图财谋财害命吗？绝对不是嘛！但是呢，我确实我是男人啊，不是是小小小青年找老女人也不是全是。对对对，就是说那样。我的意思是说啊，我的头脑啊有双轨制，我也承认从另一个轨上来说，你如果说啊，从统计上讲，对，也许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可是我仍然要说啊，两个人的关系是没有重复的。 对，世界上有多少有这么样一个男人，就会有那么样一个女人。没错，他们俩的关系啊，这个成分呢是绝无重样的。这就对了，咱们俩就没什么翠了，碰杯吧。 <laughs> 姐妹们，小小女孩跟一个呃年纪比较大、有可能有钱、可能有权的男人，他可能一开始是有功利的呃呃打算，或者他能够帮我或者怎么怎么，但是久了以后，他会慢慢的爱上他。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是如果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孩儿，嗯，他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他个女的也给他各种各样的帮助，对，可是再怎么帮助他，他后来都很难爱上他。 这个是有很多实例，不是这个这个里边是有差别，所以我我我还是认为没有没有那么强的，没有你想，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整个是一个男权话语的这个时代，他的描述都是这样的。实际上背后，我要说你干脆说到底，背后就是跟经济有关系，嗯，跟而女性的什么对是吧？这个而且这种女性的生理的变化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呃影响，就是生孩子、生孩子、养孩子。 你看，就是说，他就，你我们最明显的文学作品里边，你看那个娜塔莎，就是《战争与和平》里边那个，呃，可能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妻子的造型，多么美好的一个少女，后来生了二十个孩子或者十几个，马上变成了一个很肥胖的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只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才能从这种女人身上还看出她的美，就是她有一种精神上的美，但是实际上从外形上已经全变了。是什么改变了她？生了二十个孩子，男人不生孩子。 对吧？所以这个，而且这个会他对他的职业、对他的脑力的发展和他的外都有影响。我觉得这种前根本的问题。对，在这个前提下，就造成了你说的这种，就是说到最后怎么办呢？需要我们要回到人，就是人的这种尊严和同情心，和对这种生理，就是对你的同类，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身体和心理的发展和衰落，这种你要有一个不是那么绝对自私的一个关怀。 和理解，这爱情可以从这里出来。那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你跟我说啊。这玩意儿你不是不是？我觉得你所指出的啊，那就是一种啊很高尚的人了。嗯，或者说很不同于低级趣味的。没，你比如说，你你说的这个就好像说啊，像是那个写情人那个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老年不是有个年轻小伙子爱她吗？对对对。他总在追忆他们的第一幕，就那小伙子从人群中向她走过来说：“我爱你，我爱你。”对对对，我爱你那脸褶子。 那么，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他是文学升华，而在杜拉斯实际生活中，他确实晚年是有年轻的，一直有一个很很久的年轻的情人。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在他根本上有一种残酷性说说说，徐老师，你说你说你你想说明什么呢？嗯。 我想说明，在这种呃畸畸形的这种关系已经形成了惯势情况下，你忽略了一些很古老的、很基本的，其实男女应该是同龄的。哦，我明白女性，我跟你说，你想说有权有钱的女人也会喜欢男色，所以呢，呃，老年人喜欢小姑娘，这个并不是单向的，不不不，这那个也是不正常的，那个也不太正常。没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这个。 不是女的活得长， <laughs> 男的活得短。 <laughs> 对，你别说这有关系， <laughs> 到最后这种，你听着呀，好好好好。对，他这种女的长寿，对吧？她的耐性什么等等，决定他最后长寿。你这种这种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到最后的残酷就在于，实际上这个女的的后半生完全是一个人。他的确，他也没再找年轻男的嘛，又变成一个关于另一个重复。那么有钱了吗？在当中牺牲了什么？就牺牲了爱情。 你不要说有前一段吗？我没说他会有爱情。啊，这种就是肯定没爱情的。这种就是说，在我们像刚才说的都有个，例，都有个人家一般盛传杨振宁和他的太太是有爱情的吗？是，那毕竟爱情了吗？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但是我都不愿意想细节，这不能想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女女人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哪怕他是上帝，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真的不能想象，我们不去做评价。我认为那个个案，我也不不想做任何裁判。反过来也一样，就是如果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天才的女性，她是八十二岁。 你怎么想呢？可能有照顾他身体，照顾啊，是可以啊。有些这是人类的感情啊，丰富性。对，它是丰富性，你不能去裁判这件事儿。丰丰富性，有的时候你弄不清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为什么在一起。对，没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现在 <laughs> 说了半天，还是说个案和这个普遍没错，而且女的比咱们活得长。哈 <laughs> 这 <laughs>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有两点呢，我同意小赵说的。第一个，以前呢，大家同情这个诺拉，诺拉出走。嗯，现在的社会呢，大家想做诺拉而不得，不愿意出走。有很多人，这个现象很不正常。嗯，我也同意。那当然了，年轻人年龄相当这样的爱情是最理想的。嗯，差没几岁这样爱情。嗯。但问题是现在你看离婚法也好，社会现象、传媒也好。 大量在中国目前的特定阶段出现那种权力、金钱跟年龄很大差距的男女爱情，没错，问题是来怎么看这个东西？我呢不赞成简单的把它全否定掉，说明他们都是在算计。嗯，因为其实呢，中间我们最美好的来想象。 讲清毛泽东送庆龄，我们举一大堆例子，令你们美好的。不不不不不，对，当然，但你还过来，我你还可以给给他想一些好的例子，比方说，我们不是都知道距离产生美嘛？嗯，距离产生美，它有一个什么？就比方说，你一个二十就不是你一个二十岁的女生吧，女生吧，她找一个二十五岁的男生，二十二岁的男生吧，她不觉得他年轻。 他看不出他的年轻的好处，呃，但反过来，如果他碰到个三十多岁的人呢，他就很尊重他的年轻。是是是是是。你一个四十岁的人有个几十万，穷得很。是。可是你碰到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她她非常朴素的时候，她觉得你很有钱呢，她很尊重你的才能呢。是是。所以有时候有些社会往美好的地方来想，这样有差距的爱情。 可能也是爱情，这就是我的创意。当然了，这然，绝对，当然绝对对。你不能把这些东西都落作是幻想，不是特例啊，或者不是特相相当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还真的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子看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最真爱他的可能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他知道是吧？那有的女有的女人也反过来也一样，有的小女孩喜欢种马，有的小女孩喜欢被人疼爱。 哎，那当然了，他们也个人的。那当然了，是只有四十多、四五十岁的女的，她才知道年轻小伙子的好。没错，是。想当年我为了对对， <laughs> 所以你看到，所以我就说，你这个事情都要全面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轻易的看不起某一种人、某一种人。这当意思，要尊重。 所以我说要尊重每一个选择，连小三儿我都不是贬义词，没错，对吗？就是说啊，这里边你看到一个人类的资源配置、性资源配置的学问，这个里边啊，年轻、年老、男性、女性不同阶段呢。 这是个资源配置，你如果真要在总体上研究的话，所以以前那个妻妾成群就是资源配置的一个一个典范，就只有有钱的人呢，才能才能养这么多老婆，他是养原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